如果没有写作，写作是能让我们倾诉自己的感情的工具。在纸上，我们不受任何约束干扰，说出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。有时候，我们难以言喻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写成一纸信函表达出来。信函连接两方，让彼此之间的隔阂瞬间化解，让我们能够了解彼此间的情愫。 其实，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，我只是怀着完成作业、拿取分数的心态而挥动笔杆。但慢慢的，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自己渐渐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了文章里。我用最美丽的言辞，把自己目睹过的美丽景色重现出来，把自己最爱的事物描绘给读者，把家人们在一起的温馨时刻记录下来。 这些事儿让我觉得自己对写作文的心态渐渐改变了很多。有些时候，我觉得作文就好像我的朋友一样，他耐心的倾听着我的心声，我的喜怒哀乐，默默的看我发泄情绪。他从不埋怨我的繁复，从不嫌弃我的唠叨。多亏了他，我的烦恼不快都悄悄的减少了。 写作文现在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让他把生活记录下来，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想我的生活会变得很枯燥无趣。